现在时间十一点十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医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医师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诗伟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医师你的脸书是个宝哎， <laughs> 因为呢，黄千耀医师呢有自己的脸脸书啊，它上面有放了很多有关于皮肤科的卫教文章。但是呢，医师很可爱，医师呢。 呃，为了方便卫教，他会在最他把所有的观念都写得很简单，但他下面有特别注记说，这个是为了卫教，所以把观念变得更简单。但是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还是要跟自己的医师来做讨论。尤其皮肤科还是一定要实际的去看到摸到皮肤。 才晓得每个人的状况有什么不同嘛，哈。好，所以诶，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一边听节目，然后一边上脸书来搜寻黄千耀医师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一篇文章。黄色黄色的黄千呢，是一千两千的千。 啊，药呢只是光药的药哦，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来做搜寻。那呃，一边呃搜寻的时候，一边也要请黄清耀医师来聊聊的是你脸书上的这篇文章，聊的是有关于异位性皮肤炎。你说最近夏天有很多 <laughs> 好异位性皮肤炎好了又发作的病人去找你，对，没错，异位性皮肤炎它本身算是一种敏感性肤质，所以在。 很多人在小时候可能一岁不到就开始皮肤这样东痒西痒，嗯，那最常我们看到就是他的皮肤会非常的粗糙，嗯，很多爸爸妈妈看到小朋友这样皮肤又红啊，然后又粗啊，看着就很心疼，然后就很着急。我不懂，不好意思，我没生小孩。小孩子一出生皮肤不是最好的吗？为什么会有异位性皮肤炎？对，所以这个时候落差会更大，因为我们都会想说啊，小朋友应该是，哎，皮肤就是细皮嫩肉的，应该摸起来都很舒服。对呀，那当然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都是这个情况了。 但是如果像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体质的小朋友呢，很多人在出生几个月之后，皮肤就开始会红，然后摸起来会粗糙。那在小朋友来说，最常我们看到的部位就是包括脸啊、头啊、胸口，还有手脚。 好，就是像手脚外侧，比如说这个靠近手肘这种地方，那是遗传的因素吗？对，其实异位性皮肤炎主要是遗传的，哦，就是个人体质的关系。那当然，它会受到一些外在环境的这种变化，而造成这病情有点波动。像台湾的话，大部分的异位性皮肤炎，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一点哈，成人也一样，大部分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特别严重。嗯，那夏天会造成异位性皮肤炎恶化最。 常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汗水。嗯，好，因为汗水，呃，不要想说它好像只是水，但其实呢，水光是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有伤害。好像很多妈妈她常常要洗东西啊，洗碗、洗菜、做饭等等，那个小吃摊的老板对不对？对他们其实很容易就造成所谓的富贵手。嗯，那富贵手呢，很多人都会说，那到底我是碰了什么东西？嗯，其实你不用碰什么东西，光是清水。 光从水龙头打开这个清水，它过度的接触呢，对我们的皮肤就已经是一个伤害。是因为水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油脂的关系吗？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哦，那再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水呢，它会让我们的皮肤这个呃，像我们所谓的角质啊，慢慢的这个松脱。嗯，就就是像我们如果洗澡洗太久，你会发现，哎，我们手那个手脚的皮摸起来好像特别的软。游泳啦，对，还有像游泳，还有有时候游 <laughs> 泳游泳，你在游久了，那比如说我们去抓。 抓到这个泳池边边，有时候不小心会割到，嗯，哦，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水泡太久以后，皮肤变得比较松软，那会造成这种保护的机能越来越不好。嗯嗯嗯嗯嗯，所以呃，其实光是呃。 异位性皮肤炎呢，它产生的原因有可能会是先天体质的关系，有可能会是外在环境物的刺激，甚至是有一些过敏原。那其中水就也是其中一项的刺激物。你不要想说水是最 OK 的，是最没问题的，事实上水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油脂跟那些保护层哈。哎，那医生在讲到异位性皮肤炎，我们更进一步深入谈之前，很多人会问说：那请问异位性皮肤炎跟所谓的呃湿疹到 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知道你以前在节目中讲过，不好意思， <laughs> 我真的忘记了，再帮我们说一下。这其实是有个相对应的关系的。对对对，其实因为性皮肤炎呢，应该是我们在门诊碰到最多人自己认为有。 但是其实没有的问题啊？什么意思？ <laughs> 因为性皮肤炎呢，它呃本身它算是一种湿疹，湿疹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皮肤炎。嗯，那湿疹又包含非常非常多种，包括说我们今天谈的异位性皮肤炎。嗯，那有的人是碰到一些不适合的东西，叫做接触性皮肤炎。哦，那有一些叫脂漏性皮肤炎等等等等。嗯，所以我们可以看成它异位性皮肤炎，它就是。 呃，湿疹里面的一种分类啦，好，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以前举的例子，就是湿疹呢，你可以想成它就是鸟类，嗯，好，那鸟呢有很多种嘛，有老鹰啊、鸽子啊、麻雀啊，啊，什么喜鹊等等，嗯，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鸟，嗯，可以把它想成这样子一个一个从属关系。了解，那呃，你我们这边因为我我我们节目的听众年龄层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们比较偏向成人好了，成人的异位性皮肤炎我们。 我们都度过小时候刚出生的那段时候了，为什么长大之后还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存在？对，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在传统古早的观念里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小朋友才有的疾病，嗯，甚至很多早期的文献还会说，到了青春期过后，异位性皮肤炎应该就慢慢的没有，嗯，但是我们在这几年呢，逐渐发现，大概七七个就有一个哈，嗯，就是他到成年以后还会有，还会有异位性皮肤炎，甚至有非常少部分的人，他是到 已经年纪大了，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才慢慢开始发病，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作所谓成人型的异位性皮肤炎。嗯，那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我们认为大概跟 环境的污染哦，还有一些这个工业化的生活习惯有一点关系。那确实，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呃，异位性皮肤炎年龄层慢慢增加？这个还有待更多的研究了。所以你会发现，异位性皮肤炎讲到后来，就是发现哎，太多呃未知的。 这个成因，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它的病因蛮复杂的。嗯，啊，为性皮肤炎它本身主要是一个遗传，就是我们所谓基因的问题。嗯，好，那简单讲就是就是体质啦。嗯，但是很多人他有带这样子的基因，或者他有这样子的体质，但是他后来并没有真的发病。嗯，好，因为这个阴性皮肤炎会不会发作或它的严重度，除了跟 个人体质跟基因有关以外，跟环境还有我们日常的保养跟生活习惯呢，其实也蛮有关联的。可不可以帮我们多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在医生举例子之前呢，我想先聊一下一则新闻，就是呃前几天，应该上前几个礼拜的新闻，就是呃最近那个主播李文怡主播，他最近刚回到主播台嘛，然后我就看到新闻媒体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就。 我我觉得这则新闻非常有趣，我真的很想请黄千耀医师来帮大家解析。他说呢，他常常全身呢会呃非常非常的瘙痒跟不舒服，然后多年来都饱受这种过敏的困扰。他说，甚至他身上曾经同时有四种呃，包含脂络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痘痘跟荨麻疹在里面。那他曾经去医院做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体内的。 塑化剂跟双酚 A 都爆量，他说，因为他瘦子嘛，可能应该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瘦子，所以他说他平均一天可以喝四杯手摇饮。那有可能会是这种手摇饮里面的糖分，甚至是塑化剂所导致他的皮肤炎都无法改善吗？他说他后来是改吃了，就不在外食，然后改吃了妈妈带的便当之后，就好的非常非常的多。医师看这则新闻来聊聊我们异位性皮肤炎。 产生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塑化剂、环境、荷尔蒙以及有关于像糖分。嗯，夏天大家最爱喝的手摇饮，真的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病发作吗？是，其实绝大部分呃皮肤痒跟吃东西没有太大的关联哦。好，我们常常都很担心说，我们现在皮肤痒是不是跟我平常吃的东西有关？嗯，那其实有几个。 呃，线索大家可以去去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我每次吃到这个东西都会过敏，嗯，那才是真的对这东西过敏。如果很多人会说，那他对呃，像最近芒果开始出嘛，很多会吃芒果，对，他会说我吃芒果会，我我最近痒是不是因为芒果过敏？啊，那如果你芒果吃了一辈子，以前都不会痒，那没理由是这时候突然间吃一个芒果会过敏。啊，所以这个。 在这个因果关系上，它是不成立的。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吃那个东西会过敏，是应该马上就会过敏了？就是你每一次吃，应该都要过敏。如果 今天吃芒果也痒啊，后天吃芒果也痒，呃，上礼拜吃芒果也痒，那这样很有可能就可以确定说是跟芒果有关系。但是如果我可能上礼拜吃了好几颗，或上个月吃了好几颗都没事，那今天我吃完芒果又开始痒，那是不是真的是这一颗芒果引起的？我觉得就必须要再去再去留意了。比如说我喝咖啡会心悸，那我应该是每次喝都会有反应，对不对？没错，没错。那但吃的东西会不会过敏？其实这个事情。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哦，很多人会在皮肤痒以后说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一碗什么呃鱼汤，所以应该是鱼汤过敏。嗯，但事实上你今天只有吃了鱼汤这个东西吗？嗯，很少人是这样子的，很少人说我这这一天或是我这三天我都只有吃同一种东西嘛。我们总是还有吃一些啊其他的饭啊什么等等的。 所以是不是这个这个鱼汤过敏？是不是你想那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未必，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太多。第二个就是我们过敏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对这个食材本身过敏，嗯，常常是对这食品添加物会过敏。啊，那现在吃的东西其实很少纯的嘛。哎哎，等一下，我必须要复议一下刚刚黄千耀医师所讲的这件事，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我吃不同厂牌的维他命啊，同样是维他命，但有一些我吃了不会不舒服，有一些吃下去就胃有点点奇怪。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对。 塑形剂的东西，有一些塑形剂，我可能身体不是很喜欢。没错，没错，这是其中也是就是很常见的原因嘛。像药品当然就是会有塑形剂的差异，或同样是鱼汤有添加味增，呃，味精跟没添加味精也是有，或者是鱼它可能来源不一样啊，养殖过程可能有一些差异等等。好，所以。 食品过敏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比较呃严谨的态度去看了，不是说我今天因为刚好我想到我吃了什么东西皮肤痒，就把两件事情建立起来。那我们在诊断上面要确定，假设我们真的要确定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那其中一个最容易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就是你等到。 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怀疑对花生过敏，好了，哈，也是很多人他会说我吃了花生会不舒服。那你就等到皮肤都好了，完全都不痒了以后呢，然后你每天给他吃，连续吃两个礼拜。如果你这两个礼拜皮肤就痒到不行，好，第一个我们可以开始怀疑有可能， <laughs> 嗯。再来呢，再来你接下来两个礼拜绝对不能吃花生，任何东，任何跟花生有关都不能吃。如果你这两个礼拜就就好了，OK，那我们大概可以。 呃，比较肯定说你对这个花生是真的过敏。你是说自己在家里面做实验组跟对照组，对，花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是这其实很不人道嘛！你如果知道我吃了会痒，我还拼命吃，还要坚持两个礼拜，这实在是一个太残忍的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可以做的检验，但是很少医师真的会建议做这样子的事情了。 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抽血啦，或一些特殊的皮肤检查，我们也可以去确认哈，也可以去确认说到底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过敏。嗯，但是这个这个就是你大概都要找医生，找到医院才有办法做。嗯，不过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觉得。 呃，有时候我们也不必太过钻牛角尖。哦，如果你真的怀疑，比如说我们怀疑对花生会过敏，嗯，那很简单，那就不要吃嘛。嗯，哦，因为现在可以吃的东西那么多，也不是只有花生一个东西能吃，那少了一个也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哦，所以这是在你怀疑的时候，如果你怀疑，那最简单你就不要再去碰了。嗯嗯嗯。那这是对我们成人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诶方便的方法。嗯。但是对小朋友，尤其像异位性皮肤，很多是小 baby。嗯。 这时候我们要判断说他是不是对食物过敏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特别的谨慎。嗯，好，尤其家里呃如果有就这样子皮肤会痒的小朋友，我们不要随便的就说好他对什么东西过敏，为什么？因为小朋友能吃的东西不多。嗯，好，尤其像小 baby 很多他就是只能够打成泥呀，或者是他只能够用喝的。如果我们还就是因为怀疑他。 对什么东西过敏，很多人说对蛋过敏，那就不给他吃蛋，那很容易会造成我们营养不是很均衡。嗯，好，尤其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的选择已经不多了，我们又给他拿掉一样两样，那对他的影响会比成人要来的大。好，所以我我还是要呼吁，就是食食物过敏这件事情，当然有它的可能性，嗯，但是其实机会没有这么高啊，而且他必须要靠一些更严谨的检查才能确认，不必自己就。 呃，太过担心，然后这个不吃，那么吃，那么那个不吃，我觉得也这样子也太辛苦了。哎，那我倒蛮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现在夏天到啦，呃，比如说我下午工作的地方在补习班附近，南洋街什么都 <laughs> 最最多的就是手摇饮料店。那请问喝这些含糖的饮料，糖分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容易过敏？甚至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说，癌细胞就是喜欢糖。 糖分，OK，癌细胞跟糖分的关系的确，现在有很多的研究都有证实哈。但是对皮肤呢？对皮肤来讲，呃，现在比较有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的糖，它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的在的生成，所以让我们比较容易老化。哎，这件事可以再多说一点吗？对我们很重要。对，就是太多的糖分，它会去跟我们的胶原蛋白结合，造成它我们叫做变性了，就是它变得没有像原来这么的呃有弹性 所以这样会就是看起来比较容易会，比如说皱纹比较多啦，好，比较暗沉，比较脸上没有光泽这样。所以你与其去做出苹果肌，还不如少吃一些糖分，对不对？哦，了解，原来如此。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吃吃糖吃多了，容易会有糖尿病嘛？那糖尿病会造成的皮肤问题就非常的多。第一个，其中就是少氧，而且是全身痒，痒个没完这那种。哦，这个这个是呃，它会造成影响，但是当然它不是短期的，你不是说我。 这有有的像我们朋友的小朋友，他就是暑假在家每天都要喝一杯，比如说珍珠奶茶。嗯，哦，你说这样子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喝，会不会就有糖尿病？其实也未必啦。哦，就算有，也不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就造成这种皮肤瘙痒的问题。哦，那在糖尿病，他的皮肤抵抗力也会比较不好，比如说容易会有香港脚啦、一些毛囊炎等等这些问题啊。是因为糖分造成你的细胞破坏，抵抗力下降，对不对？嗯，就我们提。 糖分太多，血液中的糖分太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的这种免疫系统啊，就是那种所谓的白血球这种细胞，它功能不好，它没有办法很顺利去消灭外来的细菌。嗯，了解哈，所以呃，应该是说。 吃太多含有糖分的食物或饮料，本来就是对身体不好。对，那对皮肤直接的影响，除了像刚刚所讲到的胶原蛋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糖尿病而引起更多重的皮肤问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患他的伤口比较不容易好，全身容易皮肤瘙痒，这个问题是绝对免不了的哈。好，刚好看到李文李文英语主播这个新闻跟大家做参考。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异位性皮肤炎，因遗传的因素、环境的因素。 食物的因素都是有可能的，要自己去抽丝剥茧找一下。对，其实很多，呃，我们碰到这种的病患，到后来真的都找不出原因哦，因为我们说他有一部分，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天生算是体质，就是属于基因的问题了。嗯，那很多疾病呢，我们。 其实都是想要去寻求一些预防的方法。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预防重于治疗。如果可以让这件事情根本不要发生，那当然我们不必去烦恼后续到底要怎么处理。嗯，那很多的病就是这种所谓体质的病，我们并没有办法有效的预防。嗯，但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哎可以。嗯，好，所以我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对，所以这是我会常跟我们一些那个就是有异家里有异位性皮肤炎小朋友的家长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少病我们可以。 从小就预防，我们希望它不要发生。益性皮肤炎可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嗯，那怎么样去预防？哈，就是我们目前在科学上大概两个，呃，目前已经被证实的方式。被证实。被证实，就是它确定是有效的，而且是在很很大的研究，就是人数人数非常多。哦，并不是他随便找一个，哎，看看有没有效，没有，他已经确定是有效。第一个呢，是可以尝试吃所谓的益生菌了。哦。那益生菌它的吃法，就是说你。 在出生以前，就是你还在怀孕的时候，小朋友出生以前，大概前半年就可以开始吃，嗯，啊，那一路吃到这个出生之后，大概半年左右。那如果是喂母乳的，那就是妈妈吃，妈妈就可以可以让他在母乳里面有这样子的成分，嗯，好，这是第一个。 方式，那这是算比较早期的研究了。那现在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现在大家发现，出生以后我们就开始全身擦乳液。嗯，那乳液呢？啊，等一下，等一下，小朋友出生出来，皮肤又咪咪被泡泡，然后你要帮他擦上乳液，他又不是像老人家一样干燥皮肤。没错，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预防了。好，那小朋友呢，虽然他的皮肤我们觉得摸起来真的就是又咪咪，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相对起来，它不像大人的皮肤这么的有抵抗力。好，它对外在环境的这种刺激呢，呃，反应会比较大，也比较脆弱一点。那乳液，当然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不必擦得很油了。后太油的乳液其实不要说小朋友不舒服，大人擦了一定也觉得会黏腻。所以在夏天我们就是挑比较清爽一点。那冬天呢，可以稍微滋润一些。好，但是就给它全身擦。一天擦几次？两次。 洗完澡之后擦是不是？对，就洗完澡一次，另外其他白天可以再加一次。那两次其实它算是基本款。好，其实多擦呢，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嗯，对。那擦如意一路擦到小朋友大概呃六个月大左右。哦。那经过这样的研究，有有有发现说它可以减少到一半的异儿性皮肤炎发生的机会。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第一个擦如意，它的这个成本很低嘛，不贵，好不贵。 那再来就是，呃，对小朋友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再来呢？其实你在擦乳液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建立这个一个亲子关系，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肌肤的接触啊，小朋友喜欢，觉得有安全感，对，他会觉得啊，有有人在照顾他，其实这这都是很好的。那就算。 哎，这句话你来说特别有说服力， <laughs> 因为你自己有小孩啊，你小孩现在几个月了？他现在已经快三岁，快三岁，所以你你刚刚讲的方法你都有适用在他身上，所以就是确实有有有。他有异位性皮肤炎吗？他目前还好没有。 <laughs> 哎，扣扣扣，帮你敲一下桌子，好好好。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就是成本低，没有副作用，然后呃，就算小朋友他没有这样子的体质。 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坏处嘛，所以这我会很很推荐一些家长可以这样使用，因为现在易位性皮肤的人非常多，哦，大概八个里面就有一个会有这样子的肤质。了解，呃，我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哦。因为刚刚听完医生讲的这两个经过大型科学实验，确实在临床上面研究有效的，包含呃吃益生菌还有插乳液的方式，可以减少 baby 的益生菌产生。但是我另外一个关心的点是。 一那成人该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了，我们已经呃五六十岁了，但我们也会痒啊，也会不舒服啊。那难道没有补救的方法吗？还有，如果你擦过乳液，你就会知道，像外面的天气这么的热， <laughs> 我只要一流汗，然后又擦上乳液或一流汗擦上药膏，Oh my god，真的是要我的命，很痒又很不舒服，这该怎么办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清耀医师。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黄千耀医师呢，在脸书上面有很多他写的文章啊，这些卫教文章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可以帮助听众朋友呢建立起你一些有关于皮肤科的卫教资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天只播一个小时时间， <laughs> 但是文章你是可以一直反复看的，对不对？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中呢学习得到很多有关于皮肤的卫。 叫资讯。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异位性皮肤炎。刚刚医生说呢，在科学临床研究上面，两个比较明显有效的方式，一个是吃益生菌，一个是擦呃乳液。但是医生为什么呃，像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又流汗又热又不舒服，然后又要叫我擦乳液，这个啊有点为难呢。对，呃，其实哈，这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因为因为皮肤炎它。 这种皮肤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嗯，你也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所以照顾起来真的很麻烦了。那在夏天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上是要吹冷气，啊，有有有，我看到你的文章里面写说要吹冷气，害我超开心的。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因为第一个吹冷气它就比较不容易有流汗的问题嘛。是。第二个，其实我们如果让整体的温度比较低，嗯。 皮肤比较不会敏感，比较不会痒，啊，就是它可以稍微有点止痒的效果。嗯嗯。那当然，吹冷气有时候会有个问题啦，就是会让皮肤变得比较干燥。嗯嗯。那事实上，如果以最近台北的天气来讲，嗯，哎，我认为这个干燥机会不高。嗯。除非你刚好就是在冷气风口，然后对着吹，这样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会觉得比较干，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现在湿度那么高，嗯，呃，不太容易说真的因为吹冷气吹到什么皮肤干燥的问题。嗯。那第一个，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流汗的状况，其实。 是大部分人的皮肤，就算你没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也比较不容易东痒、西痒。嗯，像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因为太热，痱子啊、汗疹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第一个吹冷气，我觉得是在台北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还有强调说，汗水要赶快擦干。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对，这个汗水是一个很，就把它擦干是件很重要的事啦。包括说，它比较不容易痒。嗯，那第二个，有的像最近很多这种呃小朋友啊，他 因为有运动的习惯，哦，整天在又又放了暑假，整天在外面打球干嘛的？那整天湿哒哒，那个流汗流满身。 然后身上就会长一些像这个毛囊炎啊，或者像痘痘这样子的问题。嗯，所以流汗一定要赶快擦干，这个是蛮重要的。OK。那再来，因为性皮肤炎它会让皮肤变得比较粗糙干燥，尤其是那种特别痒的地方，那摸起来一定都是粗粗的。嗯。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需要擦乳液。那的确有夏天的时候，乳液的选择上面，你就不要挑太油腻的。嗯。好像一些呃，像绵羊油啦、凡士林这一类很油腻的产品，比较滋润的东西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 到秋冬天气比较干冷的时候再用。 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调一些比较清爽的哦，乳霜啦、乳液这种比较容易推开，比较不容易造成这种黏腻感的，那用起来呢才会比较舒服。嗯，那擦的时候其实就是薄薄的擦，哦，擦保乳液、保湿乳液，我们都会建议少量多餐。嗯，你也不要一次擦很厚，想说我今天这样涂一坨上去可以挡一整天，其实不可能啦。哦，你就是薄薄的擦，然后你觉得有干的时候，我们再多擦几次，随时补充，这样子的效果会比较好，也比较不容易造成说擦。 注意啊，不舒服。嗯，而且医生强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呃，其实是要在你病还没有发作的时候，就要勤于保养你的皮肤，避免它发作。因为一旦发作，有点对，会不会压不下来？对，就是我们能够让它不要发生，那绝对是，绝对是最理想的嘛。嗯，好，那如果说真的。 不幸，嘿，不不巧，他真的就发了。那我们当然就必须要用一些比较呃强的手段来处理嘛。嗯。哦，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不要发作就不要发作。嗯。所以在还没发以前，我们就好好照顾，希望他就减少发作的机会。而且，如果真的是曾经发作过的话，医师说也可以采取一种叫做主动性疗法。对。可可以跟大家多说一些吗？是主动性疗法，它相对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应性疗法了。嗯。那反应性疗法很简单，就是有。 有发在治疗，有发在治疗。好，那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毛病，我们有发在处理，其实就好了。比如说感冒嘛，哦，一定是有感冒，我们在治疗。对呀，对呀，没有人没事在面试吃感冒 <laughs> 药，对，没有人这样没事吃的嘛。 <laughs> 嗯，但是有一些皮肤病哈，它是算慢性的，而且它很容易会反复发作。像我们今天谈的异位性皮肤炎，它就是属于其中一种啊。那 有时候他可能只是，比如说半年发一次，或甚至一年发一次。嗯，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还是有发在治疗就会就就大概就 OK 了。但是有的人他的病况比较棘手一点，他可能几个礼拜每次压下去，几个礼拜后他又发。嗯，哦，那他觉得非常困扰，有的甚至会影响生活品质。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就是所谓的主动性疗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他发作了。 我们才治疗，而是在他即使好好的时候，我们也擦药。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啊！我好好的，我又用药，这样子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样子的负担？那其实并不会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治疗，我们擦药都是一天一次或两次。好，大部分皮肤科药膏大概是这样子的使用次数。但是如果我们要使用这种主动性疗法，我们一个礼拜只要擦两次。好，所以我们可以调，通常就是建议啊六日。 要溜的时候就各擦一次，容易发作的地方我们擦。嗯，那这样也都可以有效减少它复发。就算它没有长出疹子，对，也要用药，至少一个礼拜是两次的时间。对对对。嗯，那医生有提到说，如果是呃有些人会很担心说，我这样长期擦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那你可以把药品替换成乳液。对，其实乳液的话就是每天擦啦，即使没事都是每天擦它。 呃，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低成本又没有副作用的这个方式。好，那当然我们夏天跟冬天选择的这个品相，它的那个特性会比较不一样。嗯，哦，那如果是药物的话，当然就不适合每天用。嗯，哦，这样子一个礼拜擦两次，事实上对我们皮肤的影响是非常的少的。那整体来讲，如果我们长期的来看，就是你一个礼拜擦两天。 跟你有发起来时候再拼命这样擦，那其实我们做这种主动性疗法，它用药用的药量啊，事实上反而是比较少的。啊，哎，我知道这就跟我妇产科吃止痛药一样，就经痛的时候，医生都会说你要规则的四到六小时就吃一支止痛药，这样吃的止痛药的药量比你发作起来吃的药量还要来的少。好，所以这是要提供给大家。 参考的一个主动性疗法的部分，哈，好，我们这边要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了，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听众朋友呢，任何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呃，除了我们今天所聊到的异位性皮肤炎、湿疹，还有一些人是脂漏性皮肤炎，这个也蛮多的哦，哈，还有一些人更呃辛苦的是荨麻疹。 <laughs> 我有个同事啊，很妙，像像我都是不开心，我就直接表现在脸上，脾气就发出来。他是几乎是完全是内敛型的，所以他当他压力大的时候，反映的是在他皮肤上面。很多人会这样，他压力大，那荨麻疹就痒到不行，所以他就会一边在那边加班，然后一边那边抓身上的荨麻疹。 <laughs> 然后不然就站起来问我说：“哎，你有没有那个带曲益乐，就是那种长效型的药？”所以其实真的很辛苦了哈。各式各样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当然夏天也是痘痘好发的季节，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赵先生你好，赵先生。哎，思 <coughs> 伟小姐你好，还有王王医生你好，你好。哎，我今年六十二岁，跟苹果前董事长 Steve Jobs 同年同月生。那我有两个皮肤干裂的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冬天很容易手跟那个脚后跟那个 U U 字形的那个脚后跟，会干裂。脚手手指头就在大拇指、食指、中指的这个 <coughs> 指甲的上方两端跟肉交接地方，肉那么会干裂。那我我就用。 护手霜涂上去，然后再用 OK 棒绑起来。嗯哼。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脚哦，那个脚趾头跟那个脚连接的那个缝，就脚下面的缝，有时候也会干裂。嗯哼。那我也是把它洗一洗，然后用 OK 棒连起来。嗯 那这皮肤干裂就是这些问题吗？好，谢谢你，谢谢医生。是这个，如果只是单纯的干裂，就如果是单纯干燥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药可以用哈。干燥这件事情其实不应该擦，不应该靠药物来控制，应该是靠乳液啊。好，如果只是单纯干裂了，但是像赵先刚提到，就是他连那个脚趾头说靠近。 跟脚连接的地方都有一些干裂，有可能它并不只是单纯的干燥，这有可能是一个香港脚的初期。好，那香港脚很多人会说：哦，我没有，我脚不会痒，我这样也是香港脚嘛？事实上，香港脚不见得会痒。好，有的人他是没什么感觉，那只是拼命脱皮，或者是脚变得比较厚，脚皮变得比较厚。那也有人他很痒，甚至有人他会痛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如果张先生长期被这困扰，还是可以找医师检查一下比较准。哎，前阵子有个新闻是有女生常常去健身房，那可能健身房运动完就在那边洗澡，就我后来发现呢，她居然得了香港脚，是因为在潮湿的那个地板上面走路的关系，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了。就是说，香港脚它就是霉菌的感染，简单说就是发霉。嗯，所以任何潮湿闷热的环境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 像最近夏天，台湾就是这么热，就是这么潮湿，所以你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去健身房干嘛，它才会得到。有时候我们就是 <laughs> 在家里躺着也会。好，那当然健身房，因为人人来人往比较多，所以当然这种互相传染的机会稍微高一点。嗯，好，嗯，何小姐你好，何小姐，哎，你好，是，请说。呃，我女儿十二岁半啊，嗯，那因为已经开始发育了，然后就猛冒痘痘，特别是额额头。 啊，鼻子还有背上，那它的痘痘呢？我我觉得很多种，譬如说是发炎性的啊，或者是呃膏状的那个粉刺呃还有那个或者是，就说我我真的不知道该帮他洗还是不帮他洗好，因为好像不挤会把那个毛囊撑开会有，然后挤的话流血又会有疤痕。那医我去看过看过皮肤科医生，都建议他要吃抗生素哦。 可是吃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我想请教一下医生，那这种情况是我该怎么处理？因为我真的没有经验。好，谢谢何小姐，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段广告，等会回来的时候回答回何小姐的问题。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黄镇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扣音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举凡是呃慢性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各式各样湿疹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先回答一下。 刚刚何小姐的青春痘的问题，到底可不可以挤？还有需要吃抗生素吗？是青春痘，其实我都不建议去挤了， <gasps> 因为哦，你青春棒卖给谁？ <laughs> 青春棒哦，那个是卖给乱挤的。 <laughs> 青春痘其实是这样，就是你挤得出来的，其实都不需要挤。哦，那真正需要挤的，其实我们自己是挤不出来的。 因为有一些真的很深层的，它摸起来很大颗痘痘，里面有些脓。那这个你如果只是自己用手拼命挤，它一定出不来，它反而会往里面扩散。我长在下巴下面的这一些，我都挤不出来。对，其实它是挤不出来，那它太深层了，对不对？没错。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一是会用，不管是用尖针，或者是用一个比较小的刀片，把它戳一个小洞。 啊，这时候里面的那些脓啊，这些分泌物才会出得来。那有些时候它真的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把它清掉，那个痘痘根本没有办法消。哦，所以我还是建议呃，就不要自己去挤它。那再就是治疗上面来说，是不是要吃抗生素？其实我们治疗青春痘当然有非常多的方法了。哈，在比较轻微的痘痘，那当然擦药就 OK 了。那稍微厉害一点。 我们还是得靠口服药，就是要吃药。那目前治疗青春痘吃的药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抗生素，那另一类那个我们叫 A 酸，那各有它的优缺点。哦，抗生素它事实上是相对起来副作用比较少，对身体没有负担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是我们治疗青春痘绝大部分用的所谓叫第一线的用药，就是我们会先用从从这样子的药开始。那当然，在一些真的很严重的。 痘痘，或者是你觉得吃抗生素，嗯，有的人就是不喜欢，那我们就会考虑到用吃这个 A 酸这样子的药。嗯，那 A 酸可以说是治疗痘痘效果最好的一种药，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比较容易对肝脏造成负担。嗯，好，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好处跟它的坏处了。那确实，到底要怎么样去用药？事实上，这必须根据每个人特殊的状况，每个人的。 病况严重程度不一样，去做设计跟调整。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可以请何小姐带呃带小朋友去给医生再讨论看看。好，呃，下一个再接曾先生，曾先生你好。呃，喂。是，请说。我我我想请问一下啊，是，我现在九十一岁了啊。嗯。现在我这个一般要个名称说什么？头皮积水。 我在差不多半差不多半年以前呢，有个小包包头上，现在呢，现在已经长现现在已经长大了，差不多三公分长，两公分宽。嗯，里面都是那个是里面好像是是水，这边这边一挤啊，跑到那边去了，那边一挤跑的，它也不痛，它也不痒。嗯，但是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呀，还不还不痛不你你不动它它。 它它不会跑啊，是，如果是挤它的话，它就跑。嗯嗯嗯，啊，就是也不痛也不痒，也没什么也没有对生活方面的都没什么都没什么影响，我也没什么毛病，什么高血压什么东西没什么没有什么毛病。嗯嗯嗯。现在我就是请问呢，根根据您的经验的话，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要去照个那个超音波。 在三军三军总医院下个礼拜二要去看结果。嗯嗯嗯，我想想，请问一下，子，根据您的经验的话，像这种前形，三公分长、两公分宽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一条是开刀呢？嗯，还是这个用用针的抽？嗯嗯嗯，抽那个那个水。以前我记得，以前我。 差不多两两两三年以前，那我手上也也是长着这么一个东西，那个我到到三面做医是啊，当时就把那个针呢，那个。 把那个水也抽出来，就没有事儿了。是，好，我让医生回答曾先生呢，哈，医生。对，我想曾先生如果已经有安排超音波检查，那这绝对是最理想的，然后就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但是我想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叫囊肿的东西，就是它里面，哎，就是有点像比较大颗的这种呃青春痘啦，这里面可能它是有时候会有点脓，有时候会有点血水，所以摸起来可能就是软软的，要挤挤就是往一下往这边跑，一下往那边跑。哎，那这个我。 我是觉得等真线的这个超音波检查出来，我想医师应该会帮他做最合适的安排，嗯，因为这样才能够得到更正确的诊断。好，所以呃，下礼拜二回去看报告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更明确的处理方式哈。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你好，是，请问，请问医生哈，那个身上有那个红字啊，嗯，就是点点的这样子，啊，那个要不要紧？好，啊，红红色的痣啊，这也是。 很多人很担心，会常问的问题哦，就是发现诶，怎么身上啊会出现一些小红点？那这个这些小红点，我们称作叫血管瘤。 哦，那他听到瘤，大家又有点担心了。其实也不用紧张了哦。这个血管瘤，它就是血管在那边变得比较多，变得比较粗，所以看起来就会红红的。那它跟痣严格讲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类似的毛病。嗯，哦，它就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呢，慢慢越来越多。嗯，那完全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任何影响，它也不会说造成什么样子的病变。好，所以它纯粹是个美观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觉得很困扰的话，现在是有一些像镭射或是电烧可以把它去除。嗯，但是因为这些红痣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小，啊，没有仔细看都看不见。所以如果不会对你说造成什么太明显的这个呃干扰，或者它比如长在有的人是长在肚子上，那根本看不见。其实跟它和平共存大概就没什么问题。嗯，好，呃，下一个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黄医生，石伟，哎，你们好，我是刚刚打来的。是，哎，我还有另外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手的湿疹的问题。嗯，那个两千零二年我在台北市任教的大学，中午去吃饭哦，嗯，结果被那个竹筷子有一个长长的一个牙，呃，那个木头的签把我戳破右手中指。 的上方，嗯嗯，然后我我吃完就立刻回到我们 <coughs> 学校的那个医护室，请护士把它拔出来。嗯，结果之后呢，就开始右手中指上面中间就开始脱皮，然后。 右边的食指啊，左边的那个呃，另外一根指头也开始，然后到现在都还没好吗？呃，断断续续，然后有的时候左手也会受受污染，嗯哼，然后。 那就去找医生，医生就开给我各种治湿疹的药。那有的药很有效，有的药没什么效。好，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方式呢？是，其实很多老师哈都有手的湿疹的问题了。那像以前，因为大部分老师他上课是用粉笔，拿粉笔呢，有时候又要用用完又要洗。 那这样子长期接触粉笔，还有一些这个洗手、洗手乳等等，这种它会造成皮肤的刺激，好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富贵手，嗯，也就是手的湿疹。嗯，那这问题真的对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困扰的毛病，因为这等于是就是工作嘛。 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说，第一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多擦护手霜。嗯，啊，护手霜它可以对皮肤产生一个保护，让它比较不会反复发作，然后也会好的比较快。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还是要拿粉笔的话，我们可以像戴个手套啊、指套啊，这其实我看到很多老师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保护的工作。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的方式。但是有的人他本身的肤质就是特别的敏感，他在呃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手的湿疹呢就会突然间自己发起来。那这个问题的确是蛮困扰的。我想。 第一步还是可以先从护手霜开始用，然后呢，减少碰水。嗯，就是我们洗澡、上厕所，这当然还是得，还是得洗。嗯，但其他，比如说要洗碗啦，或者是做家事等等，这个都要尽量避免。其实我们的手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脏，没错，对不对？不要一直洗。像去厕所，其实就简单过一下水就好，不需要太用力一直去搓搓它。而且像夏天，医生，我我们一流汗的时候，也不一定一定每次流汗都要用沐浴乳。对。 其实不用每次都用沐浴乳，其实清水冲一冲，然后擦干，嗯，好，这其实大概就够。那如果在外面，当然我们直接就是用毛巾把流汗的地方擦干，其实就可以用湿纸巾可以吗？湿纸巾其实也可以，也是 OK 的哈。所以呃，最重要是随时维持你的身体的干爽，然后记得一流汗就要擦干，以及呢少洗手，呃，才能保护，好好保护你湿疹的患部了哈。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亚医师，谢谢医生。 谢谢，谢谢，拜拜。